锵锵三人行，我是梁文道，还有马家辉跟陈淑婉。这个马家辉是台湾女婿，淑婉是台湾小姐， <laughs> 所以把你们两个找过来呢，自然要讲跟台湾的事儿。台湾什么事儿呢？就我们知道，现在很快大陆就要开放去台湾自由行了，自由行是。一。 都一天五百个还是怎么样？对，目前上限是开放五百个，未来再上调是吧？对。好像有人说这个台湾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是吧？如果都马上全对啊，因为你你如果说自由行的话，一天上限五百个，这是个人自由行哦。是。那还有原本的团游的人数啊，一天完原本团游人数已经三千多名，那问题是说台湾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这么大，嗯、那现在每到了假日，一些知名的观光风景区就已经都是人了。嗯。对，不过我们相信啦，因为自由行。 玩的地点。 跟团游的地点一定是不一样，铁定不一样。那我不确定他五百个这数字怎么弄出来的，我总是觉得背后有他的政治考虑。我觉得你说台湾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小嘛，五百个人太少了，对，太小了吧？去就去了，可以散播到很多地方哈。我觉得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情况啊，很多人就说跟中国大陆之间哈，到底要有多开放，要不要开放，还在争论之中。可能他先抛这个数字哈，试试水。 温啊，这肯定的啊！看看民间有什么反应哈，我猜是这个背景。不过呢，我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发现两边的这个预期看法都不一样。那台湾人当然也很高兴了，可是台湾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怕就是你自由行来的人一下太多呢，它景点本身都受不了。别说这个社会受不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知道现在在台湾最有名的大陆游客有一个游客他出名了，这个你听过吗？舒婉就在。 有一个人叫做中国常州赵根生，赵根生阿 <laughs> 赵根生你知道？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家辉，赵根生是谁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那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呢？就台湾不是个有个东北海岸有个很有名的风光胜地叫野柳，对，是不是海边嘛？那些怪石头，对对对，什么女王头其实就是常年的海水跟海风的风化侵蚀做出来那个地形。 赫然上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石块，石块上头刻着一行字：“ <laughs> 中国常州赵根生”， <laughs> 他就成为台湾最有名的大陆游客。很有气魄哈，我有气魄。我其实刚从台北回来，我前几天去诚品啊做个活动，那在台北两天走。你也刻了一个名， <laughs> 中国香港马家辉，知道吗？我倒是不用，每个人认得我。那哎呀，原来他是要说这个。那重点我重点我说完这个以后还有。 第第二个重点在于说，我坐自行车啊。 那些司机啊啊师傅就跟我聊天哈，就以为我是大陆来的，就跟我聊啊，以为好像很期待我的人民币哈。嗯，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以为我是大陆来呢？我就直接问他嘛，我说大陆来的游客普通话会讲那么烂吗？ <laughs> 我跟他讲，他那个所以我觉得广东来的嘛， <laughs> 对不对？广州人的国语的普通话比我讲好太多了嘛，所以我是觉得他感觉到那个气氛啊，特别某些行业哈，比方说我刚说。 多开车的，他会期待越多的游客来越好。整个台湾应该是准备好了，ready，台湾 is ready 这样子啊，我是这种感觉。不只是这样，我跟你讲，台湾的出租车师傅固然很期待，大陆也很多人很期待。我我我我这几年在大陆跑啊，我发现啊。 最期待去台湾自由行的是谁呢？过去我们总以为该可能是一些中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比如说退休干部啊，怎么样？哎呀，嗯、呃，去看一下台湾，哎呀，看看那个呃以前两蒋那个国民党到了台湾搞得怎么样啊？这些的觉得不是对，光听到这边会觉得说那是团游系列，没错，就团游系列真正会想要去自由行的呢，就是他他已经有能力自己背个背包。 嗯，对，就像您也常常背包客走天下，对，那可能会比较多年轻人。年轻人，对，你也把我算年轻人。我给你讲，一下， <laughs> 啊，说我是年轻人。我昨天还一直背着个背包， <laughs> 觉得自己是年轻人，背着背包到处跑。我今天早上发现我不年轻了。那这样这集可以赚人民币了。我跟你讲， <laughs> 为什么今天早上大家说的对，这是忽然而来的。我今天早上忽然有一下子拿一个拿一个什么东西的瓶子，一个食物的瓶子，一看这个字怎么看不清了。嗯，然后呢？ 后来我发现我要摘眼镜才看得清。哇，是这样，这个自由行。因为我以为说，因为很多我刚听闻到说早上发现自己不年轻， <laughs> 我以为是这样。因为听说很多老人，很多老 <laughs> 男人发现自己老的，这是从早上起床那 <laughs> 我是那一个那一个老花那一分钟开始发现。我跟你那个情况还不一样，奇怪，我都我有点听不太懂啊，超出你别听，别听懂，超超出我的那个尝试理解。对，先说回啊，就。 大陆想去台湾自由行的，其实主要是拼年轻人。比方说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几年不是有几份杂志特别火吗？年轻人里面像什么《城市画报》啊，《周末画报》这你去看一下《城市画报》这里面那一帮年轻人，他们都是喜欢台湾某种文艺氛围啊，台湾的调调啊什么的。现在我发现很有意思，我在大陆碰到很多呃文艺青年啊， 还没去过台湾，嗯，一说话呢，说起来对台北比我还熟。人 <laughs> 家说，哎，温州街那家什么什么？ <laughs> 你都知道温州街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的？都都这个范儿。对，然后呢，现在就这帮想去台湾，都已经做过研究了。我觉得做过研究，特别想去。然后呢，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人物啊，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里的这个是谁呢？这是个北京女孩，叫赵鑫。 这个赵鑫现在长得蛮像你的哈，呃， <laughs> 你你别说男男扮女装，好，我们看下张照片，你说像吗？啊，你看下张，不太不像吧，对不对？拍摄角度问题嘛，对不对？他这个呢？ 从北京到台湾，就是他即将推出的一本书。嗯，那这个书呢，原来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博客。那这个博客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赵鑫这个女孩啊，就过去在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她其实已经用了别的理由，比如说考察，去了台湾环岛绕了一圈。住呢，就是透过网上联系，比如说那种背包客。 比如说谁背包客有时候就欢迎别的背包客来家里住，他那种情况去住，又骑自行车，又搭火车，又坐公交，然后在台湾绕了一圈，回去写了个博客。这个博客有几百万人点击上去看过，而里面呢，把高雄呢夸的好的不行了。其实他他整个就把台湾。 赞美的他受不了，你知道？连我们这些 <laughs> 在台湾住过的人都觉得有点尴尬跟害羞了。不会啊，我觉得我觉得很开心啊。好，我我我读一段给你听，你看，你看这里面他就说到你们台湾人啊，你是高雄人吗？啊，倒不是，你不是吧？不过我觉得高雄也值得称赞。你看这边说说高雄啊，他说高雄做捷运。 他说呢，他有一天在高雄一个捷运站门口，在那研究买什么票，看得眼花缭乱。忽然之间，售票员看到他，拍了拍这个窗台，问他你要什么帮忙吗？他就说，哎呀，你们写的这个什么，我木有看懂啊，我表示很迷茫。 <laughs> 然后呢，这个售票员问他，说你迷茫什么呢？他就是搞不清，他呃现在要买什么票，他要去哪几个地方。然后那个售票员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你大陆来吧，什么时候走？ 就知道他留几天，就说你不要买这号票，怎么怎么买比较划算，然后对他特别好，然后说哎呀，你一个人来啊，真勇敢啊，怎么样？反应都跟人家说了，你们 <laughs> 台湾人总觉得台湾好像很勇，很很黑暗是吧？ <laughs> 你么每个人去自助行，他们都觉得好像你很勇敢。你看他那他那本即将要出的书上面哦，他的封页不是写说台湾多么令人感动吗？嗯，其实我们很单纯，觉得为这个小女孩可以用这么样的一个方式自由行，为她的勇气跟努力，我也感到很感动。哦、真的，其实他的这么样的一个不会，因为我我觉得很不容易。 就我像他那么那个年纪的时候，虽然也也不多，只比他可能大个两三岁左右哈。 <laughs> 对，我们我们大家都刚满二二十嘛，二十多哈，在开玩笑，但只是说他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游历，增广他见，我觉得不容易啦。但是他到台湾去看的，其实跟我们。 因为透过他写，我们才会突然间觉得说，其实台湾在软服务方面本来就是很有口碑。就是，对，台湾在服务服务态度特别好。那只是我们以前呢，生活在当中，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点。好比说，我我讲真的啊，很多人家跟我说，哎，客户你不要太客气，你不要一直跟我讲出什么谢谢或不好意思。我说不是不是，我后来一直在想，当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我特别多礼吗？不是。 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如果前面没有加个谢谢，或后面加个不好意思，我那个句子好像不晓不晓得要怎么样不完整接下去真的，我我我就会这样子对。比如说要进人家门，我就哎抱歉不好意思，有没有打扰？然后就啊你不用不好意思，直接进来吧，没事没事直接进来。我觉得这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习惯。我也觉得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上礼拜呃在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我去做一个演讲，然后有人开车来接我。 然后有个小男孩负责来接待的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贵姓，然后他说姓李，然后我就叫他李先生。那后来送我走的时候，他说：“哎呀，其实从来没人叫过我李，也太好了。”说要不然呢？就有爱 <laughs> 叫什么叫你李先生，叫你什么根本不叫什或者魏，或者叫小李吧，客气点。或者失是已经是好了，可是失若无无睹嘛，就是你来这一代的而已嘛。我碰到很多就是完全说，有时候魏，有时候小李，根本眼中没有李啊。 他跟我眼中没有看到你，根本不存在，你就是来服务我的一个人哈，我是有这种感觉。台台湾的确是这样啊，这都好太多了。你别说，你看台湾啊，说到刚才那个赵鑫，结果最后那个捷运站里面的售票员，最后是一路把他送到那个车站的月台，看着他要上车，在旁边跟他挥手再见。哎呀，台湾多温暖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赵鑫啊，这舒安很关心她将来会不会嫁到台湾 <laughs> 去啊。那个，我先跟你讲一下，有个不幸的消息。嗯。首先呢，是很多台湾人跟你一样，都觉得很为她的感动而感动，觉得你对我们台湾这么好，是吧？我们也很感动。那于是呢，高雄市市长陈菊也感动了。 <laughs> 那陈菊呢，就邀请他说，希望他成为就是自由行之后啊，第一批到高雄的游客。说你这么喜欢高雄，我们高雄随时欢迎你。结果。 台湾的移民署说不行，说他一年内不能不准来台湾。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之前是没开放自由行的时候来自由行玩，对不对？对。那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呢？他用的一个理由是来考察。嗯。然后移民署就发现说，原来他当时那趟行程跟这个他报称的这个考察是无关的，所以现在不让他来。 那你看，台湾还是要讲法治的。考察不能改行程吗？跟完全无关。而且说， <laughs> 我不只是确定这个女孩子的背景是什么哈。我觉得说，大陆啊，像你刚说到的文艺青年哈，那对台湾来说，一定怎么讲呢？中间有些很大的吸引力的。台湾对他们来说哈，是，因为我们去台湾除了去什么成品一些文化地方，之他以为街上能碰到卢广仲啊，对。然后你感觉到台湾人的确那个服务业。 最近十年是蛮奇怪的，比方说女生啊，服务员啊，特别有礼貌。女人越来越像日本人哈，讲话总是对不起啊，那除了 Coco，这讲话总是嗲嗲起那个声音，好嗲的。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服务吗？啊，谢谢您这样声音都很高， <laughs> <laughs> 很高，很很温柔，或者说过度温柔。 那女生像日本人，男生就越来像越像女生，哈哈。每个男生十个有八个基本上，直接说一句是娘娘腔嘛哈。我说那个哎，台湾叫的很好听的，不叫娘娘腔哈，他广东话叫哪影嘛哈。对，我们广东话出俗。对，台湾叫做温柔汉，温柔汉子哈。对啊，那我后来明白为什么台湾男人越来越娘娘腔哈。 喝那个嘛塑化剂，我我正要讲，就是我就说，我就知道他后面对定起，都是我们塑化剂人的货啊，我才明白怎么身边的人的 <laughs> <laughs> 十个有八个。温柔点就要喝那个塑化剂是我就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怎么搞呢？每一个男台湾男生十个有八个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你们看《一夜台北》啊，有有当然有，《一夜台北》里面那个纯品的卖书那个女孩， <laughs> 我觉得她就是。 现在很多人心目中典型的那种台湾的很可爱的那种服务业的那种小女孩，嗯，然后我看大陆很多文艺青年中的小狼群啊，你看到吗？ <laughs> 哎呦， <clears throat> 为什么成品那么好？因为都是充满了这样的女生，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老狼群也是，蛮多人去了之后哈，以前拥有的梦哈，一个紫色的梦哈，反而不能说破破灭了。 他就去过了，反正圆了这个梦之后，回到之后台湾之后，就安心住在台湾。 当然啊，也有话说回来，也有很多人就选择西进嘛，从台湾去大陆就定居在在那边哈。可是我是觉得说，呃，台呃大陆的特别年轻人啊，去台湾很感动于台湾那种服务业。我作为香港人就有点不服气了， <laughs> 怎么来香港从来没有肯定我们的服务业呢？我觉得有有有，其实还是有但不一样，没有没有没有写一本呢这感慨香港的书，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差别。 他们来香港，觉得说你好，是因为你被英国什么英国人统治过什么哈，这种好像把他任命了，习以为常，觉得应该的，你被英国啊统治过比较文明等等。去台湾，可能他们很感慨，诶。 我们也是中国人政府，你们也是中国人政府， <laughs> 怎么你们礼貌文明那么多？可能所以那个感动特别的深刻，特别的家。我觉得香港式的服务，你跟台湾式的服务其实是不一样啊。我们服务是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比较冷的，嗯，我们是讲效率。在香港，对香港可以说很效率了。嗯，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我们包括我自己亲身感受，我会觉得，你你今天进去一副，就是你会买，嗯。 对，而且你可能会掏出多少钱，他可能从你一进门开始，他们很多人都很聪明，会评估。这已经有那一看你这个人是端着钱进来买，他立刻就会对你服务非常好。有些一看进来不会买的，你会发觉店员们非常的务实。我们要说他们非常的务实。对，那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包括言语上面的。我因为。 这边毕竟长期还是广东话是母语，对不对？所以在沟通上面呢，那你说台湾的话，大家讲普通话相对大家了解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语气上，台湾的服务跟香港的服务某种程度都说他们都很有效率啊，都有有他们很各自很务实的一面。不过台湾的服务可能多一点人性，他可能跟你不是很熟，是那随随便你就能比较温情，反正对比较温情，多了一些这种。 可是坦白讲，我有时候我还特别喜欢我们香港式的这种冷漠。 <laughs> 有时候那些人对我太温情了，我会觉得，比如说去台湾，我当然很喜欢台湾，不买都不好意思，有时候会这样。但是问题是，台湾有时候温情到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觉得自己简直要拉一肚子水啊！ <laughs> 就这个被如水温柔啊给灌注的，真是有点受不了。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再聊。 那么我们说到去台湾自由行啊，其实现在不只说去台湾自由行了，现在还有另一个国家对我们来讲过去也一样很神秘，但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神秘，因为它是亲密友好国家，是朝鲜，也要开放自由行了。嗯，但这个自由行是自驾行，就你可以开着车从这个呃吉林啊长春出发，从珲春圈河口岸直接跨越国境。 用自驾游的形式呢，就可以进入朝鲜罗先啊，就进入这个地方。那么而且呢，已经去了第一团回来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啊，就是朝鲜那边欢迎我们自驾游的朝鲜美女团在那边等着欢迎我们呢。然后看看我们这些自驾游的车主们也都凯旋归来了啊！你看，嗯。 <laughs> 可以由此可以想见啊，就是想去朝鲜自驾游的，跟想去台湾自由行的人，大概是两种人，是吧？对，大概不太一样。我想，一般文艺青年，呃，不会觉得，就比如说，你问他比较起来，你喜欢台湾式的，比如说。 呃，台湾的歌手呢，还是还是说喜欢看阿里郎十万人大会操呢？那恐怕还是前者。那么想看十万人阿里郎大会操的，恐怕都是像我这一上在 <laughs> 上一辈的这种。 <laughs> 完了，我也我 <laughs> 也看过啊。你也可是我看，对，我看到是因为呢，朝鲜之前开放，跟台湾这边有飞机对飞，三点五个小时就到。然后我们成为第一批可以搭着这个顺风车，前进朝鲜去采。 一哦，那时候进去之后我就觉得，所以我很疑惑这样的自驾游啦。对我也是，我觉得他这个路线一定。对我们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你到哪都有人跟着你啊，对你眼睛眼角随便瞄一下就知道。而且 <clears throat> 我们还很耍宝，因为我们台湾来的小孩，记者都比较调皮嘛，也也不知道那么多规定，就是他们我们去了某某大公园看，然后那边有那个领导人的大铜像。 我我我在节目上模仿应该不会怎么样，然后 <laughs> 就他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手势嘛，哈，还望向了那个太阳。你模仿他？太阳日这样，不是模仿，是那时候记者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爬，都要做一个 stand 嘛，就在现场，你必须要讲讲述一下那个地理位置。结果后来呢，呃，别家正在做那个手势，立刻被阻止。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门口有一个警卫，有个机关枪哦？他可能就会围着你。这个在他们在朝鲜来讲，这个举动是严格不可以的。这个动作，啊，就你不能模仿公园大同像领导人大同像的手势。哎呀，我还以为他会。” 要求你来模仿，像希特拉这样， <laughs> 我以为要要这样模仿。对对，然后我们大家都调皮，你看小时候调皮啊，耍宝一下，大家笑枪的时候会，哎，对对对，然后大家只好轮流调虎离山了哦。不过再怎么样，你都会发现有人非常温情的服务嘛哦，他怕你需有什么需求没有办法嘛，那及时就有人可以跟你服务。所以我在想，这个自驾游的这个路线呢，很困惑。所以朝鲜怎么自由行？就我们都知道，就 <laughs> 是规定车子啊，全世界的人去朝鲜旅游，他。 他一定都是住在指定酒店，嗯，然后晚上甚至出门都不让出的吧？哎，也不太让出，对，不太让出。然后呢，任何时候走到街上都有导游跟着，一定有。然后呢，一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想跟当地人说话是绝对不可，绝对不行。那这些当地人本身也会躲开，要经过他们许可，对，要经过许可。而且我还知道呢，有些景点啊，那那个景点里面看到的老百姓其实都是演员， <laughs> 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像。 这个伟大主席呃呃的像底下，那么有些人有些少女青春少爱的少女坐在那温柔浅笑的看书， <laughs> 其实那个是个演员，样板 <laughs> 是个样板，那么所以我就怀疑你这个自驾游怎么个自驾游？是不是一过口岸就要换司机呢？没有，他说明自驾嘛，他不说自住嘛。 <laughs> 就是你，就自己自己安排。可能可能因为有一个人跟对没有，因为他根本没有适合的交通工具，所以唯有的完全安排了。你说交通工具也好，住在什么地方也好，我们都知道朝鲜的状况。你说除了开车，可能一路被温情的招待之外哈，你住什么地方，可能那个地方我们心里想象哈，都是可能完全有偷听器，也有可能像去台湾也不无这个考虑嘛。可能最近几年改变了。我记得前台湾装偷听。 前四五年前，台湾开始流行，好像不止四五年了。开始什么呢？民宿了，民民宿民宿啊，民宿民宿民宿对民宿现在很红了。对，可是前几年刚开始嘛，总是有好有不好，网上就盛传了，台湾的民宿十个民宿里面有八个有九个的厕所是装了针孔。 台湾很流行针孔的，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个太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你看他频率不晓得，你确定他住的是民宿，不是那种三流跟五六流？就是民宿还是那个他的老板嘛？你是真的旅馆？你是去的？你去的是爱情酒店？不是我去爱 <laughs> 爱情酒店？爱情酒店嘛？我去的民宿都没有这个没有爱情宾馆，当然有哈，可当然有针孔哈，可是要民宿也有的。所以我去台湾自由行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这样，上厕所都是带着纸袋的，套着头。 啊！因为因为你防无可防了，你不能不上厕所，对不对？不能不洗澡。我都没去过。那就干脆大家那个那些什么人啊？没有，他说就没有，你最后自我保护的，你知道吗？在套住你。我懂。可是，在台湾哦，如果被发现真哭，那家的业主要被吊销执照。对啊，对，现在请问，接接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